会登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光明顶，陶杰特别嘉宾贾章柯。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。今晚呢，嘉宾比较特别，系来自诶中国内地嘅電诶电影导演啊贾樟柯先生。 阿贾生咧，吓就佢喺欧洲啊，攞过好多影展嘅大奖吓。佢以前好多嘅杰作，《三合好人》啊，《天注定》啊，呢啲咧系反映到啊，中国而家社会现实，尤其系底层佢哋嘅生活同埋嗰个诶经济发展啊，中间嗰种互动嘅关系啊。由于阿贾生佢。 系外省人，所以今日我哋谂住呢集光明顶呢，全部呢就基本上国语对白啊。我们就说普通话，好的，嗯，国语，好吧。好，没问题。因为我要我说广东话，你好像比较紧张。呃，也对，听得有点吃力， <laughs> 但是能听懂百分之八十啊。贾大导呢，您的这个电影啊，嗯，很有一格啊。 这个是要用心去看嗯， <laughs> 您觉得现在作为一个这么有才华的电影，而且拍这个电影不光是迎合这个商业市场，嗯，现在的促进或者是困难，嗯，或者是机会，嗯，会在什么地方？嗯嗯啊。 呃，我觉得实际上中国电影变化还挺大的，这几年市场变化特别大。呃，每年现在有六百到八百部电影的拍摄，那么市场也很活跃。但是在这个同时呢，就是呃，就是电影里面真实的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少。对，说的对，嗯，都是假的。 啊， <laughs> 对，粉石太平，嗯，大城市里头什么 OL 啦，嗯啊，什么这个小年轻啦，啊，去咖啡厅啦， <laughs> 去吃西餐啦，啊，好像日子过得很不错。对，因为这个。 在如果单看这个荧幕的世界，你会发现，其实现实社会里面有很多东西被遮蔽掉了。对，比如说小的城市，比如说农村，比如说贫穷的人。对。对，那这也正因为这样，我觉得他需要有一些导演坚持。对。对，坚持面对真实的生活，坚持面对真实的中国。对，因为最重要是真实。对。面对真实的自己，对不对？嗯。 我不久前去年看了一个《白日焰火》，嗯，也是以这种北方啊那种采煤的地方，对，矿工啊什么那个生活啊，您那个三峡好人呢，也是讲这个男主角也是矿工啊，嗯，哇，这个电影呢就展展示了，嗯，中国的真实的一面，嗯啊，嗯，这个不是假的，是这不是仿好莱坞的，嗯，不是仿美国纽约曼哈顿的。 嗯啊，或者这种电影会不会对于这些小青年，嗯，二十几岁，嗯，他们不是太愿意面对，因为有人说买票进电影院就是要看，呃，就是要一个梦。 这个梦你要， <laughs> 比他是忘记他那个现实的悲惨，嗯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现在还在大陆还有一个理论，就是说，哎，我们的生活已经很紧张了，我干嘛要去电影院 <laughs> 去看这样的东西？但实际上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艺术的一个曲解，因为就是说，用电影去面对。 生活和社会真实的一面，事实上，甚至面对生命里面的困难，它是它是重要的。对，因为只有去了解这些困难，我们才能去解决它。或者说，也有一就是我记得有一个作家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比如说像在鲁迅的小说里，有很很多黑暗，但是是他的对黑暗的描述点燃了我们的生活。是，对我觉得呃，如果。 艺术变得只是像按摩一样， <laughs> 让大家感官上舒服。那实际上，这在这个文化的机体上可能会出问题。这个是。 持有这种理论的人很奇怪，嗯，说要忘记什么生活的现实，嗯，他本身就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，文 <laughs> 艺工作者，嗯，从生活中来，嗯，到群众中去，对啊，嗯，文艺是要反映，嗯，工农兵的现实生活，嗯，尤其是老百姓，要多写老百姓，嗯，少来点帝王将相，要贴近孩子家家人。 <laughs> 要贴近生活，嗯，所以我看您贾老师您的电影，嗯，是最符合毛主席的这个延安文艺精神， <laughs> 至少这一点是写实，嗯，跟老百姓啊同呼吸，嗯，共命运，心连心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可能他。 最主要来自于一个基本的良知吧，嗯，对，因为就是你比如说我自己，一九七零年出生在山西汾阳这样一个晋西北、山西西北的一个小城，那么也经历了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，然后经历了从贫穷到中国逐渐的富有，但是在这个过程里你会发现，比如说，呃，社会仍然。 存在巨大的贫富的差异，比如说存在贫穷仍然存在，比如说地区的差异，大的城市越来越发展，小的城市可能仍然被遗忘了，被遗忘，特别是挤掉了，特别是如果被连艺术也遗忘，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，而且碎片化的，嗯，非人性化的，这些这个层面成千成成亿上万，嗯，没有人说他们的故事，嗯。 这个很惨的，对，这里面也有一个阶层固化的问题。比如说，我觉得像生活相对优越的，比如说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北京，呃，比如说这这儿的年轻人，可能他们不太愿意去了解另外一重现实。尤其是现在花钱进戏院的观众，嗯，年轻人，对，因为好像似乎那样的现实跟他没有关联，呃，那这样的话造成了。 这个不同人群之间的一种隔绝，大家没有办法相互了解、相互倾听对方的声音。那恰恰我觉得电影它可以做的是，就是将不同的现实呈现在荧幕上，然后给大家看到一个另外的生活、别样的生活。对于现在电影呢，有点就是过于消费主义，观众只是希望能够看到自己。 习惯的，然后想看的，想看的，想看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做梦看到自己看过的，对呀， <laughs> 对，对呀。所以，比如说来自现实新的消息，嗯啊，这样的电影，呃，往往容易受到忽视。我记得。 有人说过，说艺术，它艺术家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一个社会的报信人。对，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？对，最早的感知到，告诉人。们您的电影在法国比较受欢迎，也许因为法国它十九世纪有个写实文学的这个基础。对，像巴尔扎克这个什么《人间喜剧》啊，左拉、斯汤达尔这个什么《红与黑》啊，嗯，这些都是讲探讨当时。 法国社会贫富悬殊，或者资本主义发达的时候，一些基层的人。 怎么冒起来？嗯，怎么往上爬？对，那个写那个写实，所以法国人有那个那个记忆，或者有那个传统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像《山河故人》今年在康城电影节放的时候，我看法国报纸也有评论，比如说这个电影里面看起来是一个三角恋的故事，其实不止。其实这个三角恋的背后是，以同一个起点的人，两个好朋友怎么样？ 被时间分化，怎么样变成两个对望的阶层？嗯，对，这也是这三十一个嘛，往往上升，一个往下沉。对，现在这个是社会的撕裂，对，这个是中国的很悲惨的，或者是那让人遗憾的现象。对，也是很揪心的事情啊。嗯，但是没办法，现在就是这样。嗯，再加上您的电影也大胆不回避一些社会问题。嗯，啊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。 少数什么人，嗯怎么富，嗯啊，然后带着财产，往外跑，嗯啊，是这些，对，那么让人家觉得这些问题啊是不能够回避的，对的啊，您的电影呢，就是有一般人看。 可能觉得节奏慢，嗯，其实我们喜欢看电影的，嗯，就看得出里头的戏味在什么地方，对。比如呢，你如果看过那个《红楼梦》，嗯，《红楼梦》呢，就是说平时写那个场景比较生活化，对，很琐碎，对，嗯。你过了几十回，你都不感到有什么大事情发生，嗯。看完了全书，原来你才知道有大事情发生过了。 就是一个变字，对啊，嗯，您的电影也有很多也涉及这样的啊，这样的这个一个主题，对，就是一个变。您的感受就是特别准确，跟我的想法一样。就拿《红楼梦》来说，我觉得就是生活里面其实它充满了一个，就是比如说。 无用的时间，闲散的时间，对呀，这是我们生活一个常态。是，啊，但是，一到电影的时间里面，就充满了效率。一个情节要导致另一个情节。那比如说《红楼梦》，它会有一。 一张或者两张纸，再写一桌子饭，再描写一个衣服的绣花对啊，那个生活的情趣，嗯，呃，味道都在这些闲笔里面。但是现在过于追求效率的这种叙事，嗯，啊，好像是一一个情节接一个情节，但是他把现实世界里面的美感给破坏掉了。所以啊，我们报诗回来啊，我们在探讨您的电影的语言啊，报时先。 指点江山，笑傲江湖。光明顶，陶杰特别嘉宾，贾樟柯。咁啊，头先咧，我哋同贾樟柯讨讨论咧，我就觉得佢嘅电影咧，真系有好深厚嘅文学传统，例如话法国嘅十九世纪写实嘅小说。 巴尔扎哈《人间喜剧》啊，仲有啲红，你要睇过《红楼梦》啊，啊就会更加欣赏。因为喺《红楼梦》里边咧，表面睇系一部节奏好慢嘅小说，好似冇乜嘢发生。但系当你攆完咗里边嘅细节，一章接一回之后，再惊醒，原来好大嘅事发生咗，一个大嘅家族嘅崩溃没落，系咪呢啲咧？所以又带住呢啲咁嘅。 诶，价值去睇啊，贾樟柯导演嘅嘅戏咧，就睇得出里边系气味无穷嘅，系嘛？所以咧，而且佢嘅电影系绝对系不回避而家中国嘅社会基层现实，诶，嗰啲人民嗰种惨法，嗰种咧低薪同埋喺煤矿嗰度做嘢嗰种血泪，但系。 唔系话拍到好似以前哭哭啼啼吓，啲啲师奶剧画公仔画出场系嘛，而系咧啲对白非常之简洁，系用眼神、表情、动作同埋电影语言咧去表达。啊，呢啲咧，我觉得每一个香港嘅年轻人真系要了解生活、了解中国、了解人性啊，系应该睇假大毒嘅电影，我唔应该。 将中国啊咩嘢咧吓睇成咧系一团咧啊，全部系一扎广东道嘅自由行，唔系咁嘅。里 <laughs> 边好有才华，好多有才华嘅人，即系捻得到。电影啊，呢套啊，有很多啦，最很耐看。嗯，啲戏里边呢，有好多好襟睇。比方讲，嗯，在电影里头有一场这个山西这个文艺晚会，对，有一场山西文艺晚会。 台上的人穿的那个红啊、绿啊、黄啊，嗯，你对这个色彩的经营，嗯啊，你对个色彩的经营好有功夫。山西大妈、大妈农村 <laughs> 对这种浅红、粉绿、黄比较艳的，很艳、很俗艳。走，然后到后头，嗯，这个主角跑出去了，到了澳大利亚，嗯，澳洲人家西方那个环境。 很和谐，嗯，很美，嗯，这个一对照，嗯，就看得出这个变，时事之之变，嗯，还有你这个戏里头有黑了，比较全蛮美蛮美。这个镜头对着这些成千上百那观众啊，好像波浪一样，对，摇来摇去，那个表脸上的表情啊，嗯，都比较模糊，嗯那个是人山人海，对，这个镜头啊，嗯，就是这里头啊，就那个内涵呢。 嗯，就非常的丰富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九九年的时候，一到春节啊，就会有街头的表演，有那样的在你的乡下，在我的乡下聚众的演出，真的是全城出动，几千几万人拥挤在一起来看戏啊，人和人的密度非常的非常高，非常高，然后身体靠在一起，然后一起来盯着舞台上的一个人，对呀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生活方法好像也在改变。 嗯，那大家可能都在电脑，都在用手机，或者看春晚。 <laughs> 对对，所以电影往往有那种你小时候住在山西那种怀旧感，对不对？对，甚至不包括对那时候天气的怀念。那我们在拍九九年的时候，呃，遇到一个最大的困难，实际上不是历史的还原，不是那些衣服好不好找，而是当时的空气。 对，因为当时当时空气比现在好好很多。现在你跑到山西，什么太原呢？嗯，那个天基本是灰的，对，就是雾霾很严重，找不到一片蓝的。对，所以我在拍这个《山河故人》九九年的时候。哦。 对，拍九九年的时候，遇到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法拍到蓝天，我必须用等待，大概等个一星期七八天，等一天。那怎么等啊？等不了的。呃，偶尔等等个一周七八天，会等到两三天天气好，然后我们迅速的把外景拍掉。嗯，那个地场观众那些千百人，那个都想成波浪形，就让你感到什么叫中国的老百姓。对，那个就叫老百姓的感觉啊。 一撇一弹，即一团好模糊的嗰个嗰个五官表情。其实你说改变了我说也没有。不过那些我可以想象，每天看春晚的，也就是这些，哈，奇异的观众其实就是这些。是的啊，所以呢，呢个拍电影呢，要，呃，您的电影是做到。 电影基本课就是来自现实，超越现实。嗯，有来自现实也超越现实的部分啊。对，就是所谓超越现实，我觉得是把分散的呃这个现实的感受，通过想象把它汇聚在一起。一般中国人看那家庭伦理的电影，啊，母子啊、夫妻啊、父子啊，那种离离合合了，总是带着哭哭啼啼啊，嗯啊。 这个这个说话说的不清不楚啊，啊，呃，什么你离开了，爹等你啊，要回来啊， <laughs> 得要回来啊，要回老家，这是废话太多。您的电影里头没废话， <laughs> 这个没废话，这个是。 变成了一种普世的，把那个中国区域的那种农村的伦理文化，把它变成一种普世的普世嘅电影语言，佢戏里边。 都系讲伦理，好多妻离子散啊，生离死别，但系冇废话，唔系睇白燕、吴楚凡啊、冯宝宝嗰啲，系嘛？嗯，所以这是你的电影简洁、简洁的地方。对，而且我也非常喜欢留白，系啊，留白啊，冇比如说在《山河故人》里面，这个九九年到一四年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他们会离婚？我没有去交代。这个矿工得了病，最后他怎么样了？我也没有交代，因为我觉得这些不用交代。对。 不用，唔使画公仔画出墙。其实有很多三峡好人呢，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天注定有很多好多，冇唔需要讲啊。嗯，不用讲。对，反正是人有悲欢离合。对啊，月有阴晴圆缺。中国的这个伦理啊，嗯，什么人面桃花啊。 去年今日此门中，啊人面桃桃花，啊相映红。嗯，这个古诗词的感觉其实都在里头。对，啊，所以呢个其实真系呢个打大道具咧，有普世，有嗰种普遍啊，啊普世嘅诶嗰种价值，亦都有中国传统伦理嘅特色，系嘛？呢样嘢咧真系做得到咧。 唔容易，尤其系樓白啊！好啦，新闻翻嚟再讲。